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这个环保战士啊，汪永晨姐姐来了，她是永远带着绿镜头啊，走在大江大河。最近是刚从哪儿啊？亚马逊没有，刚从密西西比啊，密西西比河，美国密西西比河回来。哦，好玩吗？呃，非常的清澈，嗯，但是它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还曾经在匹斯堡的俄亥俄的那个大河边上。 去也能捡到很多垃圾，在半个小时里，我也捡到两大塑料、两大口袋塑料瓶子。啊，你们上那儿是去捡垃圾去？我们是开一个国际的河流的会，但是这个会议期间呢，安排了一个环保的行动，就是大家到河边坐着，他那叫 hyaki，就那小船，然后自己划着，然后到河边去捡垃圾。他让，因为他是一个国际的河流的，呃，积极的行动者的这么一个会，所以每个人。 都会到河边去干一点儿这种环保行动。去的，是一个非政府的。对，是美国，它有一个叫 Waterkeeper，是那个小肯尼迪，就是肯尼迪被刺，肯尼迪的侄子，他发起的一个保护美国河流的。现在呢，他就把它做成一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网络，每年呢去开一次会，然后中国现在有六条大河的这种保护河流的环保组织去参加他们这个年会。呃，他们发表过对中国河流的一些看法吗？他们其实真的非常不了解中国的河流，他们呃可能都是那些媒体上谈的最多的中国的问题，说的还是雾霾。 雾霾，对他们都觉得中国的空气现在问题很严重，但是对河流他们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汪老师要说的正是这个雾霾。我为什么今天请他上来呢？我是觉得这雾霾现在你都知道了，这中南海都重视啊，对吧？这东西这国家感觉花多大代价也想个个迫切的解解决这个问题，重中之重我看就是我们河北省，对吧？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原因。 是一个很大的众说纷纭疑疑案，就是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回，有说是工厂的这个工业污染，有说什么汽车尾气，汽车尾气又怎么怎么这个那，说是防防树林这个这个造成了什么什么什么，没说是气候，对，就是这么多的原因，呃，但是好像哪一个呀也不是那么百分百的有利，哎，他今天带来一个原因，我还少听说，您说跟什么有关？就是跟水的循环有关。 就是我们其实，在呃我小的时候，北京有很多很多河。我记得我原来都说过，我们比如说，梆子井、二里沟、三里河、积水潭，全是跟水有关系的。那现在北京很多都空剩地名了，这些河流都没有了。而这个空气其实跟这个水的循环是有很大关系的。另外一个，不知道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北京现在有百分之七十是抽地下水在用。 本来这个密云水库是北京的三大水库水盆之一，还有怀柔水库，还有这个这个呃官厅水库。这个密云水库过来过去呢，是可以有四十个亿立方米，现在你知道多少？嗯，不到一个亿。哎呦！所以要大量的采集地下水。那还有一个，其实我这些年来去我们的长江源、黄河源。 它呢，就是大量的，我们都知道，全球气候变化是冰川退缩，冰川都融化了。按理说，冰川融化了应该水多，可是现在黄河源，我二零零九年去和去年连续去了五次，就一点儿一点儿点儿在退化。为什么呢？地下水就是它蒸发量越来越大，地下水位越来越低。那它跟雾霾有什么关系呢？本来呢，这是一个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气候，对对吧？我们有北京有降雨，我们有河流。 这样呢，就可以它净化这个空气。嗯嗯嗯。这个空气呢，你比如说北京要下一场雨，现在马上晴两天。对对对，是。然后这个好不了三天就又没了。对啊，你的水，你的空气里的水的这个蒸发和你的水的这个含的这个容量是变化了。水就大自然中的水啊，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对。它有一个自循环的系统，很多脏东西啊，它就自己。 循环降解，对，是吧？对，而且你看，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上上学的时候还有拔草，就是拔野草，就是草太多了，拔野草。现在呢，全是水泥地，现在全是叫硬化，然后呢，就有一些这个草坪，这些草坪很多都是国外的，还需要去浇灌这些草坪。嗯，那这些等于是可以让水自我循环的这个系统，现在都被我们人为的改变了。 哎，但是我还听着一种说法，也也挺有意思，但我不知道这是是不是谬论啊。就说，呃，对啊，北京这个雾霾是厉害了，可是你注意没有，前些年那个沙尘暴好像没了。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我听那一种说法，说那个当年建的防护林发挥作用了，所以沙尘暴就没了。但是呢，这这说法要再往下演绎，就是说，你看这个大自然呐，人为不能随便干预。 你是你建了很多林吧？什么挡住了这个北方的沙尘暴？北京变成了一个盆地了。对，但是你无形中也让北京的空气疏散不出去，又造成了雾霾。哎，这有理吗？这其实，是我不太同意。就当然，这个三北防护林，中国这个是政府是花了大力气的，但其实这些林现在根本就没有起到像你说的这种作用。那确实，而且这些这两年，你想，你记得前几年，我记得每年春天那个北京的风沙出名的嘛。 但是其实风沙并不是那么可怕，而且这个这个沙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专家认为呢，不是说是真正过来的是沙，而是尘。这尘是什么呢？就是内蒙像现在大量的湖泊都没有了。嗯。你种树解决不了这个没有水的这个问题。对。那现在都内蒙都什么了？像比如说像这个这个这个。 康巴什现在有人说它是魔鬼城，嗯，虽然那个地方我们不一定非他说的是魔鬼城，但是它就是有一条河，但是它现在修的全是高楼大厦，那这些高楼大厦，我们去它的那个办公楼里冲厕所的那个那个水都很紧张，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沙尘暴，其实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说好像就当北京就是有风，我觉得而且风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种现象。 这些年来，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雾霾比那个发沙尘更让人觉得可怕。时不时的就来，有点风呢。现在是北京人盼着的。对。有风才能把这个霾刮走，对。所以这个这个沙尘已经不是大问题了，而这个雾霾是大问题。那要是你说的这个原因成立的话，那政府现在干的这么多工程消除雾霾，就是没有治到本吗？ 其实这个呢，在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类是缺乏对自然的认识的。就比如说河流，过去我们老认为我们要不用这水就白白的流走了。嗯。现在大家，你比如说我去美国，他们最近刚拍了一部非常轰动的一个电影《Dam Nation》，就是有人把它给它翻成这个这个坝的这个世界或者坝坝的这个，反正总之吧，它是讲美国的这个大坝的历史。 就是这个大坝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生态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在拆坝。有人说，那他们那些坝都不能用了，所以才在拆。可是问题是我们明明看到了这些坝的问题了，我们现在还在大量的建坝。那这个刚才有人问我说，坝对不对？到底它对这个生态有什么影响？其实呢，你像我们北京的永定河，本来是一条自然流淌的这条河，但是现在你去看，一节儿一节儿，连农民。 就文化革命的时候来围湖造田，他们都可以截一段，把那水流到自己的家里的田里去了。所以一条健康的河流应该是流动的，因为它有生命。嗯，你像在美国或者在欧洲，他们在说到河的时候，他们说的最多的是 fish，是鱼。他们就觉得在这条河里面没有鱼怎么能行呢？可是我们在我们国家，这个鱼算什么呀？ 说人还没的水喝呢，还能管鱼？但是整个从一个生态系统来说，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人说，那怎么前两年没有这么大的雾霾？现在这雾霾怎么越来越严重？就跟人，你的体质已经发生了问题，什么病都找你。说有不是有句话，黄鼠狼专找专专咬病鸭子啊？就你的体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所以有一点霾可能在过去就不算个事儿。 但是到今天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内蒙，内蒙有一个有一种它叫这个这个好多的它是耐旱的植物，它七年大旱，它装着在那假假死，第八年你下一点儿雨，它立刻就活过来了。哦。但是你想想要是上海，你要是几个月不下雨行吗？就不行，就是你不是那种生态系统。 嗯，那我们现在呢是把原来本来应该大自然自己成千上万年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现在变成我们人为的。我们说哦，这个水可以发电，我们就建坝；我们说这个水可以灌溉，我们你像我们在黄河上，巨大的那个管子要灌溉，要把这个塞上江南。其实你像沙漠里本来沙漠是就是大自然的一种形态，可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在沙漠里种树。 嗯，就是我们这样的。你像北京，为什么现在说夏天简直太难熬了？那个热岛效应，对，全是高楼大厦，全是水泥，全是空调，全是汽车在放。就是你整个的这个自我大自然的自我循环的系统，被我们人为的去干扰。我这些年在北京，我越来越感觉啊，没有了春季和秋季，春秋没有了，只有夏冬，就是春秋非常短暂，一下子就热了。 然后一下子就冬天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有很多露水，就是早上哈，我们去上学，嗯，就是即使是在北京，那个鞋子也会布鞋那时候穿的哈，都会被打湿了。对对对。现在还有吗？ 因为没什么草了嘛， <laughs> 水泥地上全是水泥地了，水泥地上再有露水的话，那这爱情的奇葩， <laughs> 那就奇葩了。但是就是啊，就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现在这北京，你像它一只要一下雨啊，它又遇到这个城市下水工程都死人的，把人的掉掉里边淹死。可是你说它这等等旱的时候，你像这雾霾。 它也老盼不来一个水啊能够把它给循环掉。其实本来雾也是大自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形态。主要的是霾，对，雾是要的。对，然后呢，我曾经在这个，我曾经认识一个哥斯达黎加的一个一个环保的一个人。嗯。他呢，我们有一次在国际会上，他就跟我讲，他们哥斯达黎加有一种蛙，这种蛙呢是全叫金蛙，就是全世界只有他们那个地方有。 但是呢，我当时是问他，我说气候变化对你们哥斯达黎加有什么影响？他说，因为现在的这种城市的这种发展没有雾了，所以这种雾，这种全世界仅有的一种蛙就消失了。而这种蛙。 有这种蛙呢，又相应着有它的生物链。嗯，它一消失了，这个断了以后，又有很多的生物就没有了。嗯嗯嗯。所以这个霾呢，我们现在还老是觉得就是汽车尾气，就是这个工厂呃工厂的烟囱，就是什么沙沙呃沙尘什么的。其实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忽视了大自然的自我循环的系统。哎，他这个听着像是中医。不 <laughs> 是不是， <laughs>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这个说的对啊。 你如果雾霾这个东西去限制尾气啊、关工厂啊、废气啊，这是打打针。嗯，这就是西医的办法。他找什么河流消失啊？ <laughs> 这个自然环境的改变啊，这是一个中医。中医这个东西要比较长久的。我们一生病的是疾病的时候呢，不找中医，我们都知道要先退热再说。对。而我们现在治理环境的动力啊，中国。 最强调治理环境的是上一任胡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为了纠正这个发展是硬道理，为了纠正之前的发展是硬道理呢，就提出一个叫科学，这个怎么说？发展观啊，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说白了一点，就是说不能只发展，你要考虑环境。综合。所以那些年呢，一方面是出于反美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因为美国特不环保。 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内政的一个调整，所以前些年呢，王老师是你的黄金时期。 <laughs> 这一届啊，重点转移了，这点打老虎了，这点这些年呢不搞大的经济投资了。你看，这这些年呢方向有点改变，所以你说现在环保问题的节目都减少了，对不对？提的也很少了。前些年提过啊，要把环保的问题作为考察每一个地方的第一把手的政绩啊。 现在现在也现在是抓情妇啊！现在主要是问题是抓情妇的问题，不是比治理河流要更重要？不是，徐老师。 打苍蝇也要打老虎，抓情妇也要搞环保，就他他不是只弄一头。你这因为十八大报告里说了要生态文明，这次强调的是比以往都更加没错。你想，这不是这一届政府都政府文件里都提乡愁了，都 <laughs> 就而而且你要这个重中之重，我老说就是河北省，我们河北省，这这这也这个呃，我看过一个报道啊，就是河北省的这个省委书记就讲啊，就习近平开会的时候啊。 就问问就是一次问他好几次，就说这个河北的这种工业污染呢，或者什么造成了北京的雾霾。不是他不是这么说，就在在问询。他说这一问呢，他呀，包括省长啊，包括什么，脸上都挂不住。就说是因为自己也知道河北的问题确实是呃非常严重。但是问题是，你要像汪老师这样的说法，出现现在这个情况，这个原因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是很多题。不是我跟你说，我认为啊， <coughs> 现在的这个政府啊。 对雾霾这件事儿，您说的那个环保的那些大的理论，他重视不重视不一定。但是呢，对于环保，绝对是当务之急，因为这个已经到了影响他的这个国际形象的程度了，出去都丢人了，而且而且影响民心了，影响民心了。对，因为就成了政治讽刺了。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人的健康，就是现在呢，你一到雾霾天，你要去医院看，全是挂急诊的，就呼吸道系统的病。 而且我们北京的那个肺癌的发病率是一直在上升，嗯，对，不光是肺癌，而且是心血管的病。心血管，对。对，过去我老说，他们说那个雾霾的时候，那个小孩和老人身体弱的少出门，还不是特别理解。现在就真的是，因为它直接进到你的肺泡里去了，你稍微的那个抵抗力差一点的人，你马上就你看就喘，对不对？你想想，一个国家出了这么多的呼吸道系统的喘不过气儿来的病人。 你就你所以你就看啊，这个人民呐是用脚投票的。你这这个，我我在我身边有名有姓的，我可可可以说的啊，就是我已经知道有大使馆的这个外国人，就是因为北京的空气，他小孩在这上学不能上学了，走了。也有我们的这个同事生了孩子，你知道吗？生生了孩子啊，老公回到北京工作，这老婆这遇这个这个这个妈妈和孩子就没再回到北京了。 就是说，因为他们听说小孩的肺最稚嫩，就说像咱们成年人不怕哦，怪不得最近这么多名女人都到别的地方生孩子， <laughs> 而且生了都不都都都不回来。就是现在我身边已经有很多人，就因为北京的这个雾霾啊，认真的考虑他们是不是还住在北京的问题。那你就说他这是用脚来投票。其实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水少，还一个就是水的污染。 就是我很奇怪，就是北京，按理说是个这个国际大都市，应该这个水是应该我们政府是非常重视的。可是我们现在每个星期六呢，我们有个乐水行，就一条一条的走北京的河。我们前年做了一个三十八条河北京的一个考察，结果全部是劣五类水。 没有一个就是水是分等级的，一等水是自然保护区里什么那些大山里的水。猎物类就像黑五类， <laughs> <laughs> 对，还比五类还要差很多河。 <laughs> 猎物类以后变成黑八类。然后居然就是这个潘石屹的那个建外 SOHO 的那个大楼，就是那那条河后面那条河叫通惠河。嗯，按理类河。哎呦，那个滚滚的那个污水就直接就流在这个河里。 我就我们拍了很多的照片，我们自己的网上一个叫“小警察”，就是专门拍这些照片上的上去，然后很多的人都在这个呼吁。当然也不是说全是问题，你比如说清河，前两年哈，我昨天还看见一个这个微信。 微博，他说这个清河过去是毛纺厂，北京的毛纺织厂原来都在那边，那个时候就留下了祸根儿就有。但是呢，后来呢，更重要的呢是很多的没有这个污水处理处理厂，很多的呢就是小区的水就直接进去，因为北京的工厂的工业用水，按理说现在不是特别多了，对，很多都是生活污水嘛。可是我们前两年走这个清河乐水行的时候，臭的呀，简直就是不能走。 这两年呢，还是有所改善，还是有所治理。嗯，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看他是真的是是不是重视。就刚才你说，对，雾霾现在已经到了影响到人的健康的时候了，我们政府是不是重视？对，那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个，其实说的这个水的循环系统，不是我一个人，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包括一些作家，他们都提出来，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有一个军旅作家叫金辉，他就写了一个特别长的一篇论文，专门来论证这个。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 认识到这个人和这个江河和河流的关系，我们去治理，把这些北京起码先把北京的这些五类的水，嗯，给它治理的别臭，对，别看着就让你觉得一层在那上面漂浮物，对，那其实这个水的这种自我净化的能力是很强的，哎，就跟你你说你喜欢树，这个树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北京哈，原来过去的那些大树，它有很多的，我们从小就学。 它什么土公大兴什么什么的这些，它的这些功能，现在呢，我们种的都很多都是观赏植物，而真正的那些生态的原生态的东西越来越少。我在美国曾经有一次在威斯康星州，他们那儿的人干嘛呢？他们的环保活动，他们到郊外去采那些花的籽儿。 采花籽儿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城市里现在都种的花儿好多都是外来的，而我们本地的这个花种呢，其实是对整个生态系统是有作用的。所以他们去采那些花籽儿，然后到了加盟到了自己的房房前屋后去种，重新让这些种子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于老师，上海的空气怎么样？上海苏州河倒是改好了。 可是上海照样有雾霾，所以我想雾霾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香港不存在水的问题，香港现在就在边上，可大海就在边上，大海啊大海旁边有雾霾。我觉得香港的雾霾是大陆过来的，我就觉得是。 <laughs> 是吗？啊，我很明显，因为有一次我从北京飞过来， <laughs> 我怎么就眼瞅着跟着雾霾就过来了？ <laughs> 就这香港当时就雾霾，这个这个日本现在。 这个反华之心，他就说中国物，中国物就到侵犯了他们的这个城市啊，什么台湾也是这样说。你不得不，这个倒不是没有什么国。不大理解。河流的那个少，你看香港的硬化，你看看中环那个地方。其实香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绿色香港》，就是在英国在执执掌掌权的时候的香港，他留给香港留了很多山，所以香港是全世界。 大城市里人均拥有绿地最多的，对对。但是现在呢，也在减少，也在开发，也在有很多的那个山上都建建成高楼大厦了。对。所以就是这种硬化，其实对一个城市的这个水循环的影响是非常。它的这个概念硬化这个概念。香港这个事情现在变成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原来英国人的想法是十分土地百分之五六十是绿地。 然后一分是公共用地，一分是道路，一分是住宅什么什么。但为了保证这个 <coughs> 百分之五六十的用地，香港人住那么小，房子盖得这么窄，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房子没地方盖嘛，土地没有嘛，但是需要想想往这方面动脑筋。但是保卫的人就是说，想动用郊野公园这个概念，就像癌症一样，像癌细胞一样，只要你想一想，它就会扩散。 啊，因为在香港，只要你往郊野公园一打口的话，嗯，房价的确会变化，整个城市的生态都会变化，这个是一个很尖锐的动作，两难的。你假如住的很小的房子，付了很贵的钱的话，你看着郊野公园，你是个什么想法？哎，但是你从这儿你可以见英国人对这个田园的重视。对啊，他法律必须得有这个绿。这个老牌帝国，很多电线杆都没有。